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。第一百三十二集。渐渐的，连荣成和贺胥都会参与到他们的讨论中。洛涵已经吃完了，见他们说的兴起，他不好离席。 只能用筷子有一下没一下的戳菜叶他正戳的认真，手腕被林青霄握住。林青霄刚刚说完阵法的事情，他以同样认真严肃的口吻对洛寒说：“把石螺吃完。”洛寒低头，发现自己碟子中剩下许多石螺，他不喜欢吃石螺，不知不觉石螺被剩下都占满了半个碟子，连这都要管。 洛寒不情不愿地拿起筷子，他好不容易剩下，结果最后要一次性吃半碟儿。其他人正在思考林清霄所说的阵法，这个阵法前所未见，他们有许多问题想问，结果一转头，林清霄督促吃菜去了，也不知道该怎么说，反正有点割裂。林清霄不能将后世现成的阵法直接拿过来，这样会扰乱时空秩序。 日后真正发明阵法的人没处施展，便欠了对方因果。修仙界欠什么都行，唯独不能欠因果。但如果不拿成果，只讲原理是可以的，因为原理讲出来时，已经成了自身内化的东西，属于自己的知识。当然，怎么使用都可以。洛寒缓慢的折腾石罗，他们讨论阵法，他就在这里戳石罗。 西恒也无聊，他悄悄挪过来问洛寒：“他不是练剑的吗？为什么连这些战争理论也会？”洛寒见怪不怪，说：“正常，我们来之前，他一个人蝉联文士第一和武士第一许多年。只要有他在的地方，就算刻意调整排名权重，他也是雷打不动的第一。”西恒哦了一声，又问：“你们俩不是同时来的吗？为什么他什么都会？” 你却不怎么懂的样子，洛寒猝不及防被扎了一刀。我做错了什么？为什么要被无情拉踩？洛寒本来想硬气的说他比林青霄小，等他到了林青霄那个年纪就会了。但是话要说出口时，自知之明阻止了他。西恒前辈，你竟然拿我和他比，太抬举我了。等你认识他的时间再长一点，你就不会有这样的疑惑了。 曾经非洲上那帮心高气傲的精英弟子，没见到林青霄之前，也一个个狂的不行。后来被林青霄的分数暴打过后，他们都心服口服，并且发誓再也不和林青霄做同学。太惨了，真的。西恒挑了挑眉，怀疑道：“真的假的？”洛寒以一种过来人的眼神看着西恒：“嗯，再过三天，你就不会这样问了。” 林青霄很快就会用实际行动向他们证明，什么叫机器一般精准的时间感和执行力。西恒和洛寒作为唯二的闲人，此刻听着这些十分无聊。他们坐在这里没意思，洛寒正好有些问题要请教西恒，就提议先行离开。他们两个编外人员何必硬往作战会议室凑啊？不利人也不利己，何苦来哉呢？ 西恒提出离开，很快荣成就同意了。林青霄看到洛寒要走，眉梢微皱。他也想走，可是很多东西还没说完，他恐怕走不开。贺虚心细如发，见状瞬间明白了林青霄的想法。贺虚有点无语，说：“夜里军营里查岗很细，而且这么多人都在，不会有危险的。”西恒这才明白林青霄在担心什么。 他嫌弃地啧了一声，说：“放心，有我在，不至于让他被人掳走。”话已经说到这个地步，林青霄再担心，显得质疑众人能力。他只能站起身，将洛寒和西恒送到门口，郑重拜托西恒。西恒神，从山上到营地那段路不太好走，等他出来，劳烦前辈将他送到屋门。”洛寒听到，连忙说：“不必这样麻烦前辈，我又不是看不到，不用送的。” 西恒欣然应允，好，那我就不送了。林清霄无奈地看了洛寒一眼，只能说：“那我来接，有劳西恒前辈。”西恒左看看右看看，无声地在心里嘀咕： <tsk> “连走这么一小段路都要亲眼看到他进门才行。”洛寒和西恒走出去后，洛寒无意间回头，发现林清霄还站在原地目送他离开。 因为洛寒的动作，西恒也看到了。西恒慢悠慢悠地说：“他是真的很在乎你。”洛寒微微叹气：“唉，他总是如此，别人对他付出一丁点善意，他就会回馈十倍百倍。他这样的性格太容易被人伤害了。”西恒听到，意味深长的挑眉。他瞥了洛寒一眼，不置可否，只是说：“一个人的感情是有限的。” 可能分人吧，他作为局外人看得分明。林青霄对于洛寒的关注明显不同寻常。林青霄并不是对所有人都施予十倍百倍的好，他只是对洛寒这样而已。而且，洛寒其实也对林青霄非常亲近，他远比他自己想象的还要信任依赖林青霄。但是这种事情，当事人自己都没意识到，局外人提前点破。 就没意思了，感情终究是自己的事情，要是外力强行干预，说不定会适得其反。西恒笑笑，什么也没说。路上有西恒在，洛涵不必担心谈话被别人听去，放心请教西恒一些修炼上的问题。他没有系统的学习过如何修炼神力，只能靠自己摸索，这样其实存在很大的问题。他不知道正常的修炼是什么样子的。 摸索出来的经验也不知道是对是错，他自己都在怀疑，使出来时效果自然大打折扣。洛寒说完，西恒沉吟：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修炼方法，你这样也不能说错。但是以我对其他神的了解，他们修炼一般不会这样。”果然，洛寒就知道方法是有问题的。他态度良好，立刻说道：“请前辈指教。” 这只是经验之谈，并非准则。西恒一边说一边提醒洛寒：“人各有路，每个人的道都不同，最终你要探索你自己的道。”洛寒点头：“我明白。”他当然知道每个人都有适合自己的修行方法，但是在开辟自己的道路前，积累亦十分重要。 任何一次创新都建立在汲取前人经验，并且完全吃透老办法的前提上。洛涵现在连最普遍的修炼方法都不知道，贸然开启自己的体系，很容易走入岔路。西恒认识很多神，神修炼也需要相互交流，他知道很多或大或小、或普世或偏门的修炼法门，而且他的法则是时间。 时间贯穿古今，可以说是世间最神奇、最玄妙的法则。他对于法则的理解也十分高深。两人谈话间到了木屋，洛寒坐好后继续询问。经过西恒点拨后，许多他一直想不明白的地方豁然开朗，引申出来的问题越来越多。不知不觉，时间已经过去很久。洛寒无意间一回头，见到外面明月高悬。 才惊觉都已经这么晚了。虽然神不用睡觉，但是叨扰太晚也不好。洛寒赶紧起身告辞，说：“多谢西恒前辈，我受益匪浅。今日竟然打扰您到这么晚，抱歉。”西恒摆手：“无妨，修炼不是闭门造车，本来就要相互交流，多吸收其他人的想法，多听多看，才能越变越明。今日晚了，你先回去吧。” 剩下的问题明日再来。洛寒应是，是西恒前辈不用送了，我自己出去就好。西恒也就是做做样子。洛寒一说，他马上躺回榻上，说：“好，你自己小心，出去的时候记得把院门带上。”洛寒无奈，出去时很上道的替他关好屋门，省得西恒还要站起来关门。他走出院子。 回身将院门挂好，转身走了两步，忽然看到前方树丛后站着一个人。此刻夜风萧萧，整片山林发出连绵不绝的树叶声，月光皎洁清澈，透过树梢洒在地面上，明亮清冷，宛如静水。林清宵就站在这样的月光中，月光照在他的白衣上，一点温度都没有。 林间的风从深处吹过，将他的发梢轻轻卷起。后面树林黑压压的，宛如某种张大嘴的巨兽，正等着吞噬夜行人。而林青霄就是那个迷惑夜行人心智的诱饵。月照千古，咫尺天涯。林青霄听到声音，慢慢回头，声音已不疾不徐：“你出来了。”洛寒缓缓地走上前去。 你怎么来了？我说了我会来接你。林清霄说完，平静地看了洛寒一眼。你忘了？洛寒含糊地应了一声。他确实忘了。他勉强给自己挽尊。我以为你当时只是随便说说。只是这么一小段路，何至于耽误和那么多高级将领交谈的大好时机而来深林接他呢？这是纯粹的浪费时间呢，并不是随便说说。 林清霄说：“对你的话，从没有随口为之。他无论做什么都很认真，下午很认真的论证，绝对会有下次。现在也会很认真的告诉他，从来没有随便。”鹿晗默默行走在山路上，月亮被阴云笼罩，树林间一下子暗淡下来。他们走了一会儿，林清霄突然开口：“明日，我可能要跟着去战场。” 洛涵顿了一下，随后才反应过来，这是好事啊！军中前辈那么多，你跟着他们能学不少东西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哦！